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许三观看看二乐和三乐，挥挥手说：“算了，你们就别说了。” 我想啊，你们的狗嘴里呀，也吐不出象牙来，啊，呃，今天的批斗会呀，就到这里了。这时候，一乐说：“哎，我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”许三观很不高兴的看着一乐：“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”我刚才说到，我最恨的，还有。 我还有最爱的，我最爱的当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。第二爱的，一乐看着许三观说：“就是你。”许三观听到一乐这么说，眼睛一动不动的看着一乐，看了一会儿，他眼泪流出来了。他对许玉兰说。 谁说，一乐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？嗯。许三观抬起右手去擦眼泪，擦了一会儿，他又抬起左手，两只手一起擦起了眼泪。然后他温和的看着三个儿子，对他们说：“我也犯过生活错误。” 我和林芬芳啊， <laughs> 呃，就是那个林大胖子，许玉兰说：“许三观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我我我要说，我我要说。”啊，呃，这事情是这样的，那个林芬芳摔断了腿，我就去看她了。她的男人不在家，呃，就我和她两个人。 我问他哪条腿断了，他说右腿，我就去摸摸他的右腿，我问他疼不疼啊？哦，我我我先摸小腿，又摸了他的大腿，最后摸到他的呃大腿根儿。续三观。这时候，雪玉兰叫了起来。 你不能再往下说了，你再说就是在，就是在毒害他们了。许三观点点头，然后去看三个儿子。三个儿子这时候都低着头看着地上。许三观继续说：“我，我，我，我和林芬芳只有一次，呃。” 你们的妈妈和何小勇也只有一次。我今天说这些呀，呃，就是要让你们知道，其实我和你们的妈妈一样，都犯过生活错误。你们不要恨他。说到这儿，许三观又指指许玉兰：“你们要恨他的话，你们也应该恨我。” 我和他是一路货色。徐玉兰摇摇头，对儿子们说：“他和我不一样，是我伤了他的心，他才去和那个林芬芳。”哎哎，其实啊，都是一样的。不不，你和我不一样。要是没有我和何小勇的事儿，你就不会去摸林芬芳的腿。 许三观这时候同意许一兰的话了，呃，是，呃，这倒是的，可是，可是，我和你还是一样的。从这儿往后没过多久，毛主席说话了。毛主席每天都在说话，他说：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。” 于是人们就放下了手里的刀、手里的棍子。毛主席接着说：“要复课闹革命。”于是，一乐、二乐、三乐背上书包去学校了。学校重新开始上课了。毛主席又说：“要抓革命促生产。” 于是，许三观去丝厂上班，许玉兰每天早晨又去炸油条了。许玉兰的头发也越来越长，终于能够遮住耳朵了。又过去了一些日子，毛主席来到天安门城楼上，他举起右手向西一挥，对千百万的学生说。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。于是，一乐就背上了铺盖卷儿，带着暖瓶和脸盆，走在一支队伍的后面。这支队伍走在一面红旗的后面，走在队伍里的人都和一乐一样年轻。 他们唱着歌，高高兴兴的走上了汽车，走上了轮船，向父母的眼泪告别。然后，他们就去农村插队落户了。一乐去了农村以后，经常在夕阳西下的时候，一个人坐在山坡上，双手抱住自己的膝盖，发呆的看着田野。 与一乐一起来到农村的同学，见到他这么一副样子，就问他：“徐一乐，你在干什么呢？”“我在想我的爹妈。”这话传到许三观和许玉兰的耳中，两个人都哭了。这时候啊，二乐中学也已经毕业。 二乐也背上了铺盖卷儿，也带着暖瓶和脸盆儿，也跟在一面红旗的后面，也要去农村插队落户了。许玉兰就对二乐说：“二乐，你到了农村，日子苦的过不下去时啊，你就坐到山坡上，想想你爹，想想我啊。这一天。” 毛主席坐在书房的沙发上说：“身边只留一个。”于是三乐就留在了父母的身边。三乐十八岁的时候，中学毕业，进了城里的机械厂。几年以后的一天，一乐从乡下回到了城里，他骨瘦如柴，脸色灰黄。 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篮子，篮子里放着几颗青菜，这是他带给父母的礼物。一乐已经有半年没有回家了，所以当他敲开家门时，许三观和许玉兰把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才确认是儿子回来了。一乐憔悴的模样让他们吃惊，因为在半年前。 一乐离家回到乡下时还不是这样，虽然那时候已经又黑又瘦了，可是精神不错。走时还把家里一只能放一百斤大米的缸背在身后，他弯着腰走去时，脚步咚咚直响。他在乡下没有米缸，他说把米放在一只纸盒子里。 潮湿的气候使河底儿都烂了，米放不了多久就会发黄变绿。现在，一乐又回来了。许三观对许玉兰说：“哎呀，一乐会不会是病了？你看，他不是躺着就是坐着，呃， <sniffs> 吃的也很少。” 哎呀，他的脊背整天都弯着。许玉兰就去摸一乐的额头，一乐没有发烧。许玉兰对许三观说：“他没有病，有病的话会发烧的。他呀，是不想回到乡下去，乡下太苦了。哎，就让他在城里多住些日子。” 让他多休息几天，把身体多养上几天，他呀就会好起来的。一乐在城里住了十天。白天的时候，他总是坐在窗前，两条胳膊搁在窗台上，头搁在胳膊上，眼睛看着外面的那一条巷子。 他经常看着的是巷子的墙壁，墙壁已经有几十年的岁月了，砖缝里都长出了青草，伸向他，在风里摇动着。有时候会有几个邻居的女人站到伊乐的窗下，叽叽喳喳说很多话，听到有趣的地方，伊乐就会微微笑起来，他的胳膊也会跟着变换一下位置。 这时候，三乐已经在机械厂当工人了。他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有一张床，五个人住一间屋子。三乐更愿意住在厂里，和年龄相仿的人住在一起，他觉得很快乐。知道一乐回来了，三乐每天吃过晚饭以后就到家里来坐一会儿。三乐来的时候，一乐总是躺在床上。 三乐就对一乐说：“一乐，别人是越睡越胖，哼，只有你呀，越睡越瘦了。”三乐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一乐看上去才有些生气，他会微笑着和三乐说很多的话，有几次两个人还一起出去走了走。 三乐离开后，一乐又躺到了床上，或者坐在窗前一动不动，像是瘫在了那里。许玉兰看着一乐在家里住了一天又一天，也不说什么时候回到乡下去，就对他说：“一乐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呀？你在家里住了十天了。” 我现在没有力气，我我回到乡下也没有用，我没有力气下地干活。妈，让我在家里再住些日子吧。一乐，不是妈要赶你回去。一乐，你想想，和你一起下乡的人里面，有好几个已经抽调上来了。 已经回城了，三乐他们厂里就有四个人是从乡下回来的。你在乡下要好好的干活，要讨好你们的生产队长，争取早一些日子回城来呀。许三观同意许玉兰的话，他说：“嘿，你妈说的对呀，啊，我们呐不是要赶你回去。” 你就是在家里住上一辈子，我们呐都不会赶你走的。现在你还是应该在乡下好好的干活啊！你要是在家里住久了，你们生产队的人呐就会说你的闲话的，你们的队长就不会让你抽调上来了啊！ <laughs> 哈哈，一乐呀，回去吧啊！你呀再苦上他一年。 两年啊，争取到一个回城的机会，这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过了。爹，我实在是没有力气，我回去以后也没法好好干活啊。哎，一乐，力气这东西和钱不一样啊。 这钱呐是越用越少，哎，这力气呀是越用越多呀。你在家里整天躺着坐着，这力气当然是越来越少了啊。回到乡下啊，天天干活，天天出汗，这力气就会回来了，就会越来越多啊。一乐还是摇摇头。 爹，我已经半年没有回来过了。这半年里，二乐回来过两次，我一次都没有。爹，你们就再让我住些日子吧。许玉兰说：“不行，一乐，你明天就回去。” 一乐在家里住了十天，又要回到乡下去了。这一天早晨，许玉兰炸完油条回来时，也给一乐带了两根油条。他对一乐说：“快，趁热吃了啊，吃了就走。”一乐坐在窗前，有气无力的看了看油条，摇摇头说：“妈，我不想吃。” 我什么都不想吃，我没有胃口。然后，一乐站了起来，把两件带来的衣服叠好，放进一个破旧的书包里。他背起书包，对许玉兰和许三观说：“爹，妈，我回去了。”伊乐呀，把油条吃了再走啊！ 我一点都不想吃东西。”许玉兰说，“哎，不吃可不行啊，你还要走很多路呢。”说完，许玉兰让一乐等一会儿，她去煮了两个鸡蛋，又用手绢把鸡蛋包起来，放到一乐的手里。一乐拿着，饿了想吃了你就吃啊。一乐。 将鸡蛋捧在手里，走出门去。许三观和许玉兰走到门口，看着他走了。许三观看到一乐低着头，走得很慢，很小心。他差不多是贴着墙壁往前走，他瘦的肩膀都尖起来了。本来已经是小了的衣服，现在看上去显得空空荡荡。 好像衣服里面没有身体。一乐走到那根电线杆时，许三观看到他抬起左手，擦了擦眼睛。许三观知道，一乐哭了，他就对许一兰说：“啊，我，我去送送一乐啊。”许三观追了上去，看到一乐真是在流眼泪。 就对他说：“一乐呀，我和你妈也是没有办法我们呐，就指望你在乡下好好的干活啊啊！这这就能早一天抽调回城啊！”一乐看着许三观走在了自己身边，就不再擦眼泪了。 他将快要滑下肩膀的书包背带往里挪了挪，他说：“爹，我知道。”他们两个人一起往前走去了，接下去都没有说话。许三观走得快，所以走上几步就要站住脚，等一乐跟上他了再往前走。 他们走到医院大门前时，许三观对一乐说：“一乐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”说完，许三观就进了医院。一乐在医院外面站了一会儿，看到许三观还没有出来，他就在一堆乱砖上坐下，他抱着书包坐在那儿，手里还捧着那两个鸡蛋。这时候。 他有点想吃东西了，就拿出来一个鸡蛋，在一块砖上轻轻敲了几下，接着剥开蛋壳，将鸡蛋放进了嘴里。他眼睛看着医院的大门，嘴里慢慢的咀嚼。他吃的很慢。当他吃完了一个鸡蛋，许三观还没有出来。 他就不再去看医院的大门。他把书包放在膝盖上，又把胳膊放到书包上，然后脑袋靠在胳膊上。这么过了一会儿，许三观出来了。他对一乐说：“一乐，我们走。”他们一直往西走，走到了轮船码头。 许三观让一乐在候船室里坐下，他买了船票以后，坐在一乐的身边。这时候离开船还有半个小时，候船室里挤满了人，大多是挑着担子的农民。他们都是天没亮就出来卖菜或者卖别的什么，现在卖完了，他们准备回家了。他们将空筐子摞在一起，手里抱着扁担。 抽着劣质的香烟，坐在那儿笑眯眯的说着话。许三观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了三十元钱，塞到了一乐的手里。拿着，一乐看到许三观给了他这么多的钱，吃了一惊：“爹，你给我这么多钱？”啊，快收起来。 藏好了啊！爹，我我就拿十元吧。哎，一乐，都拿着。这是爹刚才啊卖血挣来的啊，都拿着啊！哈哈，这里面还有二乐的啊，二乐呀，离我们远，离你近。 他去你那儿时啊，你就给他十元、十五元的啊，你就对二乐说，不要乱花钱啊！ <laughs> 哈哈，呃，我们呐离你们远，平日里也照顾不到你们，你们兄弟啊要互相照顾啊。一乐点点头，把钱收了起来。 许三观继续说：“孩子，这钱不要乱花，要节省着用。觉得人累了，不想吃东西了啊，就花着钱去买些好吃的，补补身体。哦，还有啊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买上两盒烟，买上一瓶酒，去送给你们的生产队长啊。” 到时候啊，就能让你们早些日子抽调回城啊，知道吗？啊，这钱不要乱花。一乐呀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。这时候，一乐要上船了，许三观就站了起来，一直把一乐送到了检票口，又看着他上船。 然后又对伊乐喊道：“伊乐，记住爹的话呀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。”伊乐回过头来，对许三观点点头，接着低下头进了船舱。许三观仍然站在检票口，直到船开走了，他才转身。 走出了后传室，往家里走去了。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，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